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三十一集，贺须从书房走出来，听到他们说话，祈道：“什么兄妹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们在谈今天新来的那两个年轻人，西恒都不用贺须让。” 自己找了个熟悉的地方坐下，说：“叫林青霄，也上午见过。”一说这个名字，贺旭就想起来了。哦，原来是他呀！素宗师白天也和我问起过他。素宗师说：“这个后辈内息扎实，天赋不错，是个好苗子。”还特意问我们从哪里找到的。三人难得有这样闲聊的时候，在他们眼里。 洛寒大概是一个气运惊人、家底丰厚的特招生，从一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。这种人有人羡慕，就有人嫉妒，只适合远远围着感叹。而林清霄是个聪明、勤奋、稳扎稳打的全好学生，这样的人可能不会招人喜欢，但是绝不会有人讨厌。荣成三人对林清霄的感觉就是如此。他们闲话了一会儿。 很快回归正事儿，贺虚问：“今日战局如何？”荣成摇头：“不妙，看着是我们赢了，但是我们的人有伤亡，短时间内无法补全，而魔族却能马上恢复。魔族修炼不在乎以后，只关心眼前，自然进阶快，杀伤力强。魔族高层力量比不过先祖。” 可是中层和低层的补充速度却比仙族快多了。现在，我们能仗着神和高阶将领压住魔族，但是长此以往必然撑不下去。何况还有好些神摇摆不定，极可能偏向魔神那边。这个无解之局已经困扰了仙族很多年了。荣成和贺虚一直知道问题，但是却没法解决。 无论从修炼方式、后辈成长速度，还是力量弧线来说，战争都不适合先族社会。真正能靠战争变强的，唯有魔族。此消彼长，打仗的主场还在先族的家园，战局究竟对谁不利，其实一目了然。贺虚试探地问：“父神和帝皇？”不等贺虚说话，荣成就摇头。 语气坚决，他们是不会表态的。女娲、盘古也中立，到了他们那个层次，根本不能随意表态。所有神都是他们看大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他们支持谁都会引起另一方剧烈反弹，索性谁都不管。但是战局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，已非荣成初心。他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打这么久。 荣成沈然，早知如此，又能如何呢？魔神、瘟神等人不满已久，虎视眈眈，借着仙魔不公平的由头向他们开战。荣成就算知道后续会发展成一个他完全不愿意看到的局面，但是在那个关头也不能不应战。这是无解的，大概这就是诸神的宿命。丛林中动物太多了，会弱肉强食。 神太多了，也需要内部淘汰。贺虚对这个答案毫不意外，他长长叹气：“啊， <sighs> 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”荣成和贺虚已经看到了天地间的生机灵气的剧烈流失，他们早就想结束这场没有意义的战争，可是如今根本不是先祖想抽身就能抽身的。 如果他们不应战，魔族只会更加猖狂，荣城只能被迫带着先祖反抗，为未来拼一个他们都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转机。关于战争的话题，西恒不方便参与，荣城和贺虚开始讨论营地的事儿。荣城是精神领袖兼主帅，负责打仗，而贺虚管理内务，没有贺虚，荣城根本没法放心去打仗。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，不知怎么说起洛寒。他虽然已经摸到了法则的边界，可是每次使用都是无意识的。他这个情况有些棘手，该如何安排？荣成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嗯，先让他跟着西恒学习吧。以他的年纪，做什么都不急。我们之中唯有西恒对法则最为了解，让他跟着西恒学。” 不会辱没了他的天分，也不至于被牵扯到战局中。西恒无所谓，点头。我一介闲人，偶尔教个徒弟打发时间也挺好。那另一个呢？你说，林清霄荣成沉吟。嗯，看他自己安排吧。毕竟他不是这里的人，我们不好直接安排。 素来温文尔雅、说话总留三分余地的贺虚破天荒用了很肯定的语气：“他适合战场。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方式，洛寒不适合打打杀杀，林清霄却极为适合。两人明明来自同一个时空，可是性情、能力各方面都大不相同。 也不知道他们两人分别长于什么样的环境，会让他们变成如此截然不同的样子。荣成看神色是同意的，但是依然没有把话说死。唉 <sighs> 看他自己的主意吧。他们说话间，主帐外面传来副官禀报声：“三位神，接风宴已经准备好了，请问何时开宴？”荣成说。 去叫洛寒和林青霄过来吧，等人来齐了就开始。是。此刻院子中，洛寒刚刚把绷带重新缠好，一边收拾药物，一边数落林青霄：“都说了这段时间不能动武，你非不听，现在好了，伤口果然又崩裂了。”林青霄真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伤，龙族愈合能力都强。 要不是因为魔气不断撕裂伤口，现在这道伤已经长好了。但是洛寒似乎总把他当成脆弱的人族，林青霄很无奈，反驳不是，不反驳也不是，只能顺着他的话说。好，我下次注意。洛寒挑眉，还有下次？林青霄很认真地给洛寒论述，当然会有下次。首先，我们在相识前线。 中古战场交战最激烈的地方，其次，现在军中疲弊，魔族时常偷袭，我们为了自身安全，总要时刻准备着对上魔族。再者，从容成神的角度来说，洛寒沉默地望着林青霄，表情越来越淡然。心有菩提，立地成佛。他不生气，真的。林青霄总算意识到洛寒的表情好像不太对。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，觉得自己的论点、论据都十分严谨，并没有遗漏的地方。洛晗为什么生气呀？幸好这时候有人来报信了，及时拯救了林青霄。洛姑娘，林公子，接风宴要开始了。林青霄顺势停止未完的话，没有将完整的五条论据都摆出来。洛涵带着一肚子火，路上连看都不想看另一个人。 等到了地方后，西恒看到他们，稀奇的眨了眨眼睛。怎么了？洛涵调整好情绪，对西恒笑道：“没事。”西恒挑挑眉，没说话。等洛涵去另一边给荣成贺须问好时，西恒特意将林青霄留下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没想到林青霄亦是一脸凝重，很认真的思考着：“不知道。” 荣成借这次机会将洛寒、林青霄正式引荐给众人，从此他们就是营地中的一份子了。这种场合就是社交场合，真正吃饭时反而没有多少要注意的。在座绝大多数都是军中之人，他们说着说着又开始讨论公务。洛涵安安分分吃饭，他虽然觉得中立迟早要翻车，但是现阶段他和西恒都需要中立这把保护伞。 既然如此，和战争有关的事情，他最好一下都不要碰。林青霄最开始也不打算多话，但是他听到荣城和几位将领讨论平原如何列兵，实在没忍住，低声说：“为什么要两军列阵呢？路远两边是丛林，不远处有峡谷，地形天气都可以利用。为什么要方方阵阵列好阵，等对方也站成同样队形后再冲锋陷阵呢？” 林青霄声音不高，可是在座之人修为都不低，自然听到了林青霄的话。素宗氏白天就注意到这个后辈了，见状他问：“依你看，该如何？”林青霄没料到接话的竟然是素宗氏这是第一任天帝，亦是他十分敬仰的族中前辈。林青霄放下筷子，正坐道：“路远两边高，中间低。” 如果从上坡俯冲，无论是射箭还是冲锋都占有优势，适合埋伏。而且不远处有桑河，若是施用引水术，将水流引入凹地，敌方为了躲避水势会往高处跑。这时候，陆原高地上的弓箭手伏击，将他们逼至西南角。西南地势高，但是乱石嶙峋，是个天然势力，可以搭配阵法设成迷阵，之后逐一击破。林青霄说完后。 全场寂静，正在说话的、敬酒的、醒酒的，全停下来听他的话。远古战场还很淳朴，一般都是双方列阵站好，彼此叫阵，双方首领上前交战，打几个回合后，士兵一股脑扑上。这样对士兵个人能力的要求有限，胜败强烈依赖于人数。这种公平的对战方法不是不好，但是。 在帝王心术发展成一个系列，六界人均尔虞我诈的天启纪之人看来，这种方法实在是淳朴过头了。林清霄停顿片刻，说：“这只是我的初步猜想，具体时间路径还需要计算。如果结合周边的丛林峡谷，应变性会更多。”林清霄的话听起来有些想当然，许多人不服，纷纷质疑。 林青霄语气还是那样不慌不忙，可是对方挑出来的每一个词儿，他都能有理有据地解释清楚，其细节之详实，框架之完整，一看就知道并非纸上谈兵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